今天呢，开始啊，跟大家聊聊这个二战那些事儿。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二战这些事儿呢？道理很简单，因为呢，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战争是世界上最残酷的这个游戏，而二战呢，是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啊，人类的丑陋杀戮本性在这二战当中呢，哎，展现的淋漓尽致。 所以不要以为打仗是一个很好玩儿的事儿。任何一部战争电影看完了，你就热血沸腾，出去想跟人拼命去啊？哎，想弄死谁？这都不对啊！这个片子拍的就立意就有问题。二战是很残酷的，是吧？你应该从当中吸取教训，应该反战、止战，爱好和平，这才对。另外，二战故事非常多呀，六年的时间，涉及几千万平方公里的战场，一点一亿人口参战。 所以二战有很多故事要讲，我要不讲，很多人以为敦刻尔克在亚洲是吧？以为英军在那儿抵抗日军的侵略，张冠李戴了。因此呢，跟大家呢聊一聊啊。另外，我就是比较喜欢外国的战争史嘛啊，所以愿意跟大家谈一谈啊，这个二战啊，我讲的比较拿手啊，我就跟大家聊聊。那么这个二战是德国首先挑起的，这已经是公认的说法了。一战也是德国挑起的。 但是呢，有一位这个吕德的中国学者叫朱维义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寻访二战德国兵》啊，这里边呢他采访了很多德国的老兵啊，因为这德国老兵都比较长寿嘛，德国人都比较长寿，那会儿他参战的时候可能就十几二十郎当岁。里边呢就写到这么一位德国老兵，这德国老兵就很不服气的这发问说：“你们公认的二战爆发的标志是什么？” 啊，说这个希特勒闪击波兰，老兵说那打波兰可不是德国一家干的，那苏联也打了，是吧？所以他认为呢是德国跟苏联一块儿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。所以由此看来，这个有些亲历者的观点啊，跟教科书上说的是不一样的。这里边呢虽然有立场的问题，但是呢不能完全忽视。今天这个中国的观点还是认为啊。 德国、闪击波兰是二战爆发的标志，是吧？那为什么德国率先挑起了二战呢？一战就是他挑起来的，失败了。过了二十年，又发动了二战啊？为毛呢？对吧？倒霉的意大利加进来了，日本也进来了。为什么这几块料凑在一块呢？实际上，跟这些个国家在一战后的经历也有非常大的关系。 甚至可以讲啊，一战结束的时候就埋下了二战的种子。大家都知道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集团的失败而告终。同盟国就四个国家：德国、奥匈帝国、土耳其、保加利亚都失败了。德国啊，就是德意志帝国啊，然后奥匈帝国、奥斯曼帝国在这次战争之后就解体了，成达的这个王冠被打翻在地。 在德国延续了几百年的霍亨佐伦王室下台，那当时的德国是什么情景呢？可以讲啊，那就是世界末日啊，是吧？地狱中的这个情景啊，人心惶惶，是百业凋敝。四年三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战胜国都惨成啥样了啊？你说英国对吧？维多利亚女王以来几十年的这个储积啊，扫荡无余。 战胜国都那样那你想德国作为一个战败国，是吧？那他得什么样？德国当时得惨到什么份上？丘吉尔二战时候的这个英国首相，他参加过一战，一战的时候是英国海军大臣，在他的这个回忆录里呢，就留下了这样的记载：说一战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德国呢是一片令人沮丧的景象，伴随着日益加剧的听天由命之感，德国人开始感到了不寒而栗。 德意志民族啊，已经开始绝望了。士兵们慢慢的显示出他们的郁郁寡欢，丑恶的事儿时有发生，逃兵增多，度假的士兵不愿意归队。你想啊，仗都打到这份儿上了，只要不是智商短路，是吧？只要不是这个吃鱼让刺儿卡着了，一般的这个德国兵，甚至包括老百姓，都看出同盟国没戏了。 到最后就是吃鱼被刺儿卡着的都能看出来了，是吧？卡着了，你去弄俩馒头顺下去不就完了吗？战争打到第三年和第四年的时候，德国兵的思想就从胜利转向保命了，是吧？因为没有馒头吃了，甭说鱼了，是吧？连馒头都没有了，是吧？哎，能被鱼刺儿卡着的那都是高官显贵，对吧？哎，那都不是一般人，对吧？那都不是一般人，都是皇上身边的人才能被鱼刺儿卡着，老百姓连馒头都没有。 是吧？一九一六年的冬天，德国城市里吃什么？吃满茎啊，就是那种像萝卜、像甜菜那种玩意儿。所以这个时候，除了希特勒那种傻愤青、傻乎乎的脑袋被电梯夹了，除了这样的人之外，大部分的人都知道没戏了。你都吃大头菜了，这玩意儿在中国是是腌咸菜用的，是是跟萝卜什么那那种东西嘛，是吧？面包面包没了，馒馒头没有了，卡刺儿活该，对吧？所以。 如果是战争接近胜利啊，眼瞅着我们就要打赢了，是吧？如果我们有胜利的希望，这个战争有好处，那咱就再加一把劲儿啊！赢了之后，瓜分这个战败国，是吧？银子、绸子、瓶子、啊房子，咱要什么有什么，是吧？但是这战争要有好处的话，咱至于吃不上面包吃大头菜吗？所以，度假不归的这个逃兵就越来越多了。 好不容易回国休趟假，全虚全稳的回来了，再让我上前线，不就是送死吗？对吧？我当然就不乐意去了。有一德国兵回忆啊，说苏俄呀啊，就是这个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啊建立的苏维埃政权，根据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合约释放了一些个这个德国战俘，回国前这帮人就染上了列宁病毒啊？什么叫列宁病毒呢？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，列宁说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，啊，号召推翻本国的资产阶级，是吧？包括后来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铁托，也是他当奥匈帝国士兵的时候被俄军俘虏，在俄国战俘营里接受了布尔什维克主义。可想而知，这些人一回来，自然就拒绝再上前线。那军官怎么办？是吧？咱讲一战的时候啊，基本上除了法国。 和瑞士、欧洲都是帝国，对吧？王国，那么军官一般都是贵族啊。军官本来也就看不起这些士兵，怎么办？只能通过打骂、责罚士兵，逼他们上前线。说这个德国兵回忆啊，说这个反对军官无故责骂士兵的活动啊，就开始蔓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他们虽然严格训练我们，是吧？但在物资匮乏的时候，不跟我们同甘共苦，是吧？他们都是贵族出身的职业军人。 对吧？世袭的，爸爸、儿子、孙子这么沿袭下来了，特别强调贵族的气派生活。再怎么着啊，我也得穿军礼服啊，用银制餐具，得这样活着啊。你像那奥地利军队这个总司令是吧？这都打仗了，他跟平时的作息时间一样，早上起来八点起床，下午五点以后不办公了，是吧？中午吃完饭还得散步，还得干这个，他不可能跟士兵一块儿是吧？趴冰卧雪啃土豆喝袋装咖啡，人不干。 啊，除了希特勒这种傻缺，觉得这应该的啊，所有的这个士兵对此都特别不满意，是吧？打仗就是流我们的血，你挂勋章，是吧？你像德国这个军官家庭能沿袭二十五代啊，培养出这个贵族气质啊，这个东西不会让他跟这些士兵融合。很多军官啊，管士兵叫会动的灰色牲口啊，因为一战的时候好多国家这军服都是灰色的嘛，拿他们不当人，是吧？ 士兵一瞅，我呵，你平时教导我们玩命，赶着、踹着、轰羊似的，让我们学打仗。等真到没吃没喝的时候了，你小子吃香的喝辣的，我连土豆都吃不上，怎么着？谁玩命去？那么你说，除了士兵之外，当时德国老百姓怎么看这场战争？有一个德国普通妇女啊啊，家庭妇女回忆当时的情况，她说：大战之前，人们似乎认为恐怖的战争即使开始。 也不会持续几个月以上。像那拿破仑战争是吧？他说是打了十几年，每一场战争的战役几天就结束了，然后他休战的时间比打仗的时间长，对吧？不会说从头打到尾打好多年。一战爆发的时候，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送树士兵这个出征，说这个树叶飘落之前你们就能回家了，麦收的时候呢回来收麦子。 啊，收麦子是吧？都是朴实的农民组成的嘛。你想，大战是一九一四年八月爆发，欧洲天儿很冷啊，啊，这个我特别有感触啊。啊，我那个《西游记》里边都讲了，啊欧洲很冷是吧？哎，九月份都掉树叶了，现在北京也都开始掉树叶了嘛。威廉二世承诺就是你们一个月就能回来，哎，他的这个脑子也是停留在拿破仑时代的战争，速战速决啊，一场混战顶多三天，死不了几个人。结果没想到打了四年多。 还不知道这个战争啥时候能结束啊？这玩意儿是没完没了啊！整天看这个缺胳膊断腿、少脑壳的往下送，是吧？你这缺胳膊断腿了的残疾人啊，少脑壳啊，少脑壳就不能算残疾人了，是吧？哎，这个时候德国的这个普通市民也看出来了，战争对于德国来讲啊，毫无希望，物资匮乏，人力匮乏，拼人力的时候，法国人可以招非洲人。 甚至可以招越南人来当兵，德国没有那么多殖民地啊，就是有殖民地也招不来人呐，是吧？海岛土著吃人、生番，是吧？你怎么给运到欧洲来？啊？是吧？这些人没法招来，那所以越打越没胜算。主要生活用品的供应随着英国人的海上封锁被切断了啊，连德国的这个乡下妇女都能从空空荡荡的牲畜栏里。 看出德国的赤贫，因为打仗，因为被封锁，德国人元气耗尽啊。这个时候，那些有良心的、叛逆的低声细语啊，就变成了千百万人的公开意见啊。一九一六年，大家在那啃馒头的时候啊，也就是在那啃大头菜的时候，只有少数人抱怨战争，大多数人认为，哎，咬一咬牙就过去了啊。这有什么呢？ 是吧？没为了是胜利嘛，打这个呃英国，我我捐一个月工资；这个打俄国，打俄国我捐一年的工资，是吧？打法国，打法国我捐一条命，还还还这么想呢，是吧？现在完蛋了，再打下去，弄不好就是一个民族的灭亡。当时的德国军队已经无力再战，不过呢，这种失败是具有某种迷惑性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表面上看不出来。 一直到一九一八年，德国军队在西线仍然是保持着进攻态势的啊。以后包括美国在越南、苏联入侵阿富汗都是这样，是吧？你赢了每一场战斗，但你输了整个战争。一战当中，二百万德国人死于前线，一百五十万人伤残，还有一百万人死于饥饿和瘟疫。 德国国力支撑不住，青壮年男子消耗殆尽，啊特别是那个时代的军官，咱们讲了，基本上都是贵族，国家的精英阶层大量死亡。到了这个一九一八年的十月一号，啊，德国的这个军需总监，就相当于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将军，就跟高级将官们讲啊，说最高统帅部和德国军队已经完蛋了，啊，战争无法取胜，彻底的失败即将到来。 鲁登道夫大将是一战的英雄、灵魂人物，他都坦言要完蛋了啊！但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不承认失败。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五号啊，指挥过这个日德兰大海战的舍尔海军上将是德国公海舰队司令啊，下令基尔港公海舰队出海作战啊，要让舰队出海去攻击英军。 他提出的口号啊，巨逗逼，要么辉煌的胜利，要么光荣的沉默啊！实际上，这个德国海军很久没出海了，是吧？日德兰大海战之后就一直闷着，一九一六年都打不赢，到一八年了，燃料都没了，你打鸟粪呢？你打是吧？你打啥？你打鱼。 是吧？你你你打毛啊？没没得可打了，是吧？你让水兵要么辉煌的胜利，要么光荣的沉默，那肯定是光荣沉默，不可能辉煌胜利，是吧？你怎么可能辉煌胜利呢？啊，吧？所以这时候连傻子都看出来德国没戏了，你还让舰队出海寻死去？怎么可能呢？没有意义，死的没有意义。所以四万水兵起义啊，爷不干了啊啊！绞死军官，成立苏维埃，爆发十一月革命。 德皇威廉二世仓皇逃往荷兰，宣布退位啊，直到一九一一九四一年去世，他都待在荷兰啊，都待在荷兰。霍亨佐伦王朝倒台了。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。